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，第五十五集。天宫的非洲要接三波人，中山是第一波，在这之后，非洲还要去两个地方，然后才全速赶往希尔米海。 因为非洲上人还没齐，所以古行星君没有给他们安排活动。前三天个人自由安排，这本来是休整补觉的大好时机。然而，洛涵在林青霄的督促下，度过了十分充实的三天。第四天，中山苍龙、长翼邹鱼、乐园酸泥三组都已经集合完毕，可以开展集中训练了。 这次虽然是天宫无奈之下紧急抽调，可是他们要面对的毕竟是远古凶兽吞元兽，以及可能出现的妖族、魔族，风险极大。这些子弟在各族内部都是精英，没错，可是个人能力强，并不代表团队作战强。在上战场前，集中且目的性明确的团队训练是非常有必要的。 从第四天开始，非洲正式进入训练期，行程就不像前三天一样轻松了。今日上午有一个传道会，古行星君亲自主持；下午是训练场，由天宇星君主持。以后每天的行程都各不相同，大部分是实战训练，隔几天穿插着几个讲座。古行星君是文职，同时也是这条非洲上的一把手。 非洲上大大小小事情他都能管，而天宇星君是武职，负责实战更多一点。今天是训练的第一天，洛涵不敢迟到，早早就开始准备。他照例检查了储物戒指中的东西，确定屋子里没什么遗漏，才放心出门。这也是仙界的习惯，因为随时都可能离开，修者更习惯将所有东西都放在储物空间里。 自己随身携带，反而很少在房间里存放私人物品。洛寒虽然在这里睡了三天，但是房间里根本没有多少他的个人痕迹。毕竟有储物空间呢，还是随身携带更方便一些。他出门后，一眼就看到不远处的走廊处立着一抹侧影。此刻晨光熹微，云层上反射出茫茫的微光。 林青霄站在走廊前，一身白衣如清晨的雪，皎然中带着冷感。来来往往的人都在看他，不光是中山的人，非洲上其他人也忍不住朝这里投来视线。林青霄的相貌实在是太瞩目了。非洲上的房间位置是按排名来的，这里是靠后的区域，房间地方偏小，住的人也多。 此刻正是许多人准备出门参加论道会的时候，林青霄出现在走廊外，立即引来诸多关注。长意和乐园的弟子见了他，忍不住低声问身边同伴：“哎，哎，他是谁啊？”林青霄是苍龙族的，这次中山的第一。问话的人一时不知道该感慨林青霄居然是龙族，还是该感慨。 长得这么好看的人，竟然还是第一。最后他想了想龙族的一贯作风，觉得可以理解。啊，是龙族啊，难怪了。只要是有龙族参加的排名，第一必然是他们内部竞争。天界任何一个大型比赛，最后都会演变成龙族内部排序。拿一个天界第一，含金量还不如龙族内部的局域赛。 龙族在天界的口碑其实不算太好，龙族垄断了许多资源，对外大肆扩张，对内纵容内斗，明晃晃的推崇实力至上，谁拳头大谁就是真理。天界的人敬畏龙族，惧怕龙族，但是也讨厌龙族。但是再看不惯也得承认，他们打架真的厉害。说话的人得知这位是龙族后。 顿时不敢再看了，他们飞快离开，隐隐还能听到有人疑惑的问：“既然他是第一，他来这里干什么？”“不知道啊，可能是等人。”后面的声音渐渐弱下去，想来是他们在八卦中山的爱恨情仇。洛寒听到好几波人在偷偷谈论林清霄他正在迟疑要怎么过去。 林青霄的视线就准确的落了过来。准备好了。随着林青霄的声音，周围的人唰的一下朝洛涵看来。洛涵下意识的摸了下自己脸上的面纱，心想：反正这些人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倒也不怕他们说了。洛涵放下心，他应了一声，尽量无视众多视线，坦然的走到林青霄身边。嗯，我们走吧。 洛寒和林青霄到达论道会时还算早，尚可以从容的挑选座位。洛寒选了一个清静的地方坐下，林青霄随后在他身边落座。过了一会儿，林崇玉和素隐月也来了。林崇玉到场引发很大的动静，素隐月跟在林崇玉身边，始终倨傲的扬着下巴，宛如一只耀武扬威的天鹅。 洛寒下意识地寻找云梦寒的身影，看样子女主和男主又闹矛盾了。林崇玉带着表妹高调入场，云梦寒却一个人坐在很后排的位置，形单影只，看着孤零零的。要不是洛寒刻意寻找，他都注意不到云梦寒在哪儿。洛寒轻轻拉林青霄衣袖，他们是不是又吵架了？林青霄眼睛也不抬。 轻轻了了洛寒一眼，好好看书，不要东张西望。洛寒被噎住，放弃和林青霄讨论八卦。这时候，洛寒就有点思念叶子楠了。这种话题还是和叶子楠说有意思。不知道这次叶子楠来不来啊？这次能不能见到他？上次拍卖会只顾着贺玲兰了，洛寒都忘了问他是否出战。如果他也在的话就好了。 洛涵可以免费和他分享这段时间的最新八卦。洛涵收回视线，正打算应林老师之言看看书，忽然身边光线一暗，他们旁边的一张桌案坐下来一个人。对方坐下来后，雄赳赳、气昂昂的盯着林青霄，简直是豪气冲天，气势如虹。洛涵怔了一下，不晓得这是什么情况。 对方见引起了洛寒和林清霄注意，立刻挺起腰，中气十足地说道：“听说你是中山第一林清霄哼，我只和强者为敌，我要挑战你。”洛寒被震惊到了。这个男子浓眉大眼，体格壮硕，隔着衣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胳膊上的肌肉轮廓，身形大概有两个洛寒那么宽。洛寒惊了一下。 试探的问：“你是，这是哪里来的傻白甜？为什么想不开，一上来就挑战地狱难度？”“我是邹继白，邹鱼族第一。”邹继白说完，自豪的直起腰，屈臂，绷了绷身上的肌肉。“嗯，听说你是这次中山族的第一，还是龙族？哼，有点意思啊。” 敢不敢和我比一场？洛寒了然，原来是邹鱼族。非洲上共有三拨人，中山是最早上船的一批，后面还有长翼邹鱼族、乐园酸泥族。邹鱼酸手虎身，酸泥形似狮子，都是有名的战斗力强的种族。邹鱼不及龙族古老。 可是追本溯源，亦是上古时期就传承下来的瑞兽。驺瑜狮首虎身，白毛黑纹，尾巴和身体一样长，象征着祥瑞和仁德。洛涵看书上介绍说，邹瑜是丛林之王，生性仁慈，但又骁勇善战。看这个男子的体型，确实很像老虎，就是脑子不大好的样子。 和洛涵想象中的丛林之王有点差距。邹瑜、酸泥和龙族一样，是血统古老、传承悠久的上古种族。可是这些年的发展却不太一样。中山虽然是苍龙族的祖居地，但是经过这些年的扩张，中山吸纳了许多中下重天的外族战力，还培育起天照城等一系列大城池。 中山地界已无异于一个小的王国，可是长义邹鱼族、乐园酸泥族还保持着上古时期的形态，以家族为主导，同族人聚集在一起，男耕女织，自产自销，上留存着原始农耕生活的影子。龙族已经进入资本时代，邹鱼还停留在远古农耕。 洛寒最开始觉得邹宇搞商业搞不过龙族，是因为上层资源倾斜，毕竟每一届天地都是龙族。但是现在看邹继白的样子，搞不赢很正常。邹继白活动了胳膊上的肌肉后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，开始全方位的秀自己结实的肌肉。他换了好几个姿势，低沉地说。 你为何不敢应战？是怕我吗？洛寒看着他都说不出话来了。林青霄更是理都不想理他，不去，浪费时间。浪费时间？邹继白被这个说法刺激到了。哎，浪费时间？你莫非觉得我们的战斗会持续很久？不，我告诉你，我很快就能打倒你。 不信，一会儿训练场见。太蠢了！洛寒努力憋着笑，真诚地问：“敢问你今年多大？”“九百八十八岁啊！”邹继白警惕地望着洛寒：“干嘛？你想做什么？”“还年轻，怪不得。”洛寒友好地对邹继白笑了笑，鼓励说：“年轻人有梦想是好事，请记住你今天的话。” 上天会保佑你的。邹继白有些莫名其妙的盯着洛寒，这个女子戴着面纱，行迹奇奇怪怪，可是她坐在林青霄身边，却在真诚的鼓励他。邹继白有点感动，试探的说：“呃，谢谢。”洛寒笑眯眯的：“不用谢。”他们话音刚落，古行星君进来了。 大堂里细微的说话声顿时消失。古行星君走到最上方的桌案上，盘腿坐下。他也不摆架子，和和气气的和弟子们问好：“诸位小友好。”下面是整齐的应话声：“星君好。”“我是古行，是天书院枢密副使，也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。诸位小友若有问题，尽可来寻我。”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